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九十九集，林青霄没在意自己被人推了一把，这点力量对他来说实在微不足道。他撑着洛寒的胳膊把他扶起来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洛涵点头。 等反应过来他的问题后，就赶紧摇头。没事，用力太猛，没收住。鹿晗意识到什么，赶紧去掰他的手。衣服呢？林青霄无奈的叹了口气，被我收在储物袋里了。他知道今天是躲不过去了，只能把东西取出来。鹿晗看到，险些当场笑出来。九尾狐。林青霄不说话。 洛寒都不知道该怎么感叹缘分如此神奇，还是该感叹林青霄运气真的不太好。哎呀，我记得前几天去花楼的时候，我想摸九尾狐姐姐的尾巴，你不让我摸，你看报应来了吧？你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林青霄根本不想说话，等后面洛寒质疑他是不是故意的，林青霄声音都恼了：“当然不是，刚才情急。” 我没有注意款式。哎呀，没关系。洛寒笑着把狐狸耳朵抢过来，痛快地在耳朵上捏了两下。快戴上，我看看是什么样子。林青霄完全不配合，洛寒不愿意了。你看我都戴了，你凭什么不戴？低头。他不动，那就洛寒来。洛寒踮起脚尖，强行把耳朵戴到他头上。林青霄想要躲闪，却被洛寒制止。 最后，绝望的闭上眼睛。戴上耳朵已经是极致，尾巴是不可能了。洛寒其实想摸摸耳朵，但是林青霄不低头，他实在够不到，只能遗憾放弃。好啦，只差斗篷了。洛寒自然抬手给林青霄系斗篷。林青霄猛地意识到不对，正要后退，被洛寒拉住衣袖：“别动。”林青霄僵硬的停住。 洛寒在给他系斗篷，他一低头就能看到洛寒的眉眼，这个距离相比于正常的社交距离实在是太近了。林清霄都愣住了，他并不是排斥洛寒的举动，相反，他意外自己的反应。于情，洛寒是女子，两人靠太近有违男女之防；于理，他并不习惯和人接触，也不喜欢让别人碰自己的东西。 穿衣这件事情，怎么可能经由另一人之手呢？他最开始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躲开呢？洛寒把斗篷系好，抬头见林清霄如定住了一般，眼神和表情都不太对。洛寒奇怪问：“怎么啦？你想到什么事吗？”林清霄回神，视线落在洛寒的脸上，又飞快移开。没事，他说没事。洛寒不太信。 但是林青霄不想说，洛晗也不强求，而是笑着说：“那就走吧，大隐隐于市，今日万妖出动，我们在外面才最不容易被发现。”林青霄也明白这个道理。他们在黑市的计划虽然周密，但是只要行动就不可能没有破绽。若是雷巴路上意识到储物袋突然掉落有疑点，保不住会原路折返。现在诛仙石还在他们身上。 他们要尽快隐藏起来。今日这种情况，往僻静处走才不安全。越是人多热闹的地方，其实越利于他们的隐蔽。洛寒和林清霄双双换了衣服，无异于改头换面。他们走出小巷，很快随着人流一起并入热闹的万妖节狂欢中。洛寒跟着人流慢慢逛街，看到路边有人吹糖人儿，糖浆不知道是什么原料做成的。 竟然可以自己变换颜色，如极光一般。洛寒惊讶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摊主看到说：“姑娘喜欢什么模样的？我给您捏一个。”洛寒本来没打算买，但是摊主这样说了，他不好意思拒绝，就说道：“什么都可，嗯，捏一条龙吧。”林清霄听到这里，眉尖动了动。龙？洛寒回头。 一双眼睛静静的望着他，怎么不能捏？林青霄没法说了，只能退让。可以，你做什么都行。往常小情侣来摊子上买糖人儿，姑娘们大多买兔子、凤凰等可爱的样子。摊主还是第一次遇到要捏龙的。不过小情侣嘛，做什么都是情趣。摊主没有多问，利索的舀出糖浆，给糖浆塑形。 洛寒特意嘱咐：“要银色的龙，特别漂亮的那种。”林清霄更无奈了，他垂眸扫了洛寒一眼，无可奈何。摊主手指的动作十分熟练，一条龙渐渐在他手下成型。这条龙比洛寒想象的还要漂亮，还没完全成型，洛寒就被吸引住了。他眼巴巴地站在摊子前等，暖黄色的灯光照在他脸上。 映得他下颌精致白皙，简直像是瓷做的一般。林青霄看着这一幕，实在没忍住，伸手摸了摸洛寒头上的耳朵。洛寒惊讶的回头看他，林青霄已经收回手，表情依然高冷。怎么了？仿佛刚才摸耳朵的那个人不是他一样。洛寒欲言又止，最后摇摇头说：“嗯，没事。” 就是有点吐。洛涵早就发现了，林青霄其实很喜欢毛茸茸的东西，看到了就控制不住想摸。洛涵甚至突发奇想，要是哪天有人想给他下毒，下在毛绒东西上应该比较快。糖人还没完成，林青霄趁着机会抬手把洛涵的毛领梳理通顺。 他手指从洁白蓬松的绒毛中穿过，嘴上还一本正经的说：“你领子乱了。”洛寒斜眼瞥了一下，故意说：“反正有风，梳顺了也会被吹乱，就让它乱着吧。”不行，林清霄认真道：“要整齐，见鬼的要整齐。”这时糖人做好了，这条龙威风凛凛。 五颜六色的极光在龙上自由变换流光溢彩，美丽之极。洛寒非常满意，利落的给了钱。两人告别唐人摊子，继续往前走。洛寒一手拿着唐龙，左看右看，都不舍得吃。真好看！哎，你说从哪里下手最好？林清霄想了想，很认真地给他分析：龙牙咬合力强，可以咬穿六界已知的所有材料。 身上全是鳞片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爪子尖利，能瞬间穿透最擅长防御的种族的脖颈，尾巴后劲大，成年龙族一扫之力足以劈山。这些地方都不是好下手之地。你若是真想动手，最好从腹部入手。洛寒被噎了一下，没想到话题为什么突然拐向这个角度。啊？你不是在问龙族的弱点？吗？ 哎，你非要这么理解，倒也行。洛寒无语，索性当真问道：“哎，听说龙身上唯一的弱点是逆鳞，是真的吗？”是真的。林清霄给洛寒指向唐龙的一个部位，在这里。这条龙比例不对，等回去我给你画严格的逆鳞位置。呃，不用不用，我就是随口一提，你不用当真，毕竟是命门。 你就直接这样告诉我啊？这又何妨？知道逆鳞不代表能碰到，说是弱点，其实也不尽是。除非是极其亲近之人，否则没有龙族会让人接近逆鳞。真的，父母也不行。不行。洛寒发自内心的感叹：这真的是一个开挂的种族，浑身是宝，功高血厚，防高，唯一的弱点还没法触碰。 就算天下皆知逆鳞是龙族弱点又怎么样？知道但是碰不到，那就是没有弱点。两人一边说一边跟着人群走，慢慢走回住宅。可能是大家都出去参加万妖节了，今日巷子里寂静的出奇。洛寒走到院门口，正要开门，突然被林青霄拦住。怎么了？林青霄脸色沉肃，说：“禁止被外人碰过，里面有人。” 他的话音刚落，木门就从里面打开了，一众戎装打扮的人站在门口。院子中心的圆桌上，天宇星君正坐在那里喝茶。你们总算回来了。天宇星君回头看到洛寒手里还没吃完的龙形糖人儿，又扫过洛寒头上的耳朵，表情诡异的顿了一下。你们生活倒是挺丰富。洛寒察觉到众人的视线。 猛然意识到自己头上还戴着猫耳朵，洛寒赶紧抬头，发现林清宵手快得过分，在路上时他就已经把便装撤走了。现在只剩洛寒一个人顶着奇奇怪怪的耳朵，尴尬地站在原地被人注目。林清宵低咳一声，伸手接过他手里的糖人，主动帮他把手空出来。既然天宇星君已到，我们也可以撤退了。你去屋里收拾行李。 我们差不多要走了。洛寒十分感谢林青霄递过来的台阶，飞快冲到屋里去换衣服。洛寒解下耳朵猫眼面具、斗篷，重新戴上面纱，确定自己已经恢复了仙界的端庄水平，才迈着稳重的步伐走出去。屋外，林青霄正和天宇星君禀告消息，桌子上放着他们今日收获的储物袋。天宇星君打开看了一眼。 被深深震惊了，他以为林清霄四个人能护住吞元兽就不错了，阻止魔族实在太仓促也太艰难。没想到，林清霄非但将吞元兽好端端的带出来，摸清了魔族此行目的，甚至还直接拦截了他们的交易，完成程度远远超乎天宇星君的想象，甚至古行星君那边也压根儿不敢想，林清霄几人会做到这个程度。 当初天宫的人没法立刻赶到，魔族的事儿又太过凶险，古行星君迫于无奈才将任务委派给林清霄。他们所有人都是没抱希望的。林清霄仅是上报这条消息就已经是大功了。凡事怕的是突然袭击，只要提前得到风声，他们大可以慢慢周旋。谁能想到林清霄和洛寒做得如此绝？ 竟然把两个大王结盟的信物给调换了，便是天宫的顶级细作也做不到如此啊！而林清霄四人完全是临危受命，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，超额完成任务。天宇星君嘴上什么都没说，内心已经对面前这两个年轻人改观，尤其是林清霄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一流实力。 现在看来，他的应变能力和办事能力同样一流。林青霄还是龙族，身负苍龙和应龙两族血脉，在这个历代天地尽出龙族的时代，林青霄日后可能达到的成就将远非普通仙族所想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